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小波啊，小波是有才能的，嘿， <laughs> 小波，又来，积极歌颂一次， <laughs> 我们要对对对，小波不光是身材好，对吧？他身材好，你都说了，对对对对，继续继续。哎，现在就男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啊，身材好很重要。嗯，哎，你就看上去啊， <laughs> 这个人身材好，能给你加很大的分儿。这说起来很有意思，所以而且你知道现在有一个这个调查。 就是说，呃，你看过的网上，英国拍了一个花了五十呃多少年、几十年时间拍的纪录片。哦，这位导演他是为了说明，就是英国的社会阶层啊，这个岿然不动。 不可动摇，就是他就拍了一堆孩子，我我从七岁对，每隔七年拍一次，每隔七年这小孩你就看他从小就讲我将来的理想是什么什么，呃慢慢慢慢，然后呢他就会发现，在那些贵族公学里的孩子啊，从小就是说我看的是《金融报》《观察报》什么，这些孩子确实就是贵族，就长大之后就是在精英阶层，银银行的总裁什么精英阶层，然后那些个就是贫困家庭出来的孩子，哎。 长大了，到了五十六岁，就是一大堆孩子，就是为生活所迫，还是在社会底层。而中产阶级呢，他拍的那些人，基本上还在中产阶级，甚至于他就发现了一个规律。他说啊，精英阶层的和中产中上阶层的人，体型都保持的跟吴晓波一样。 <laughs> 哎，就说，所以你说这玩意儿算不算歧视？他得出一个结论：肥胖，嗯就是下贱的标准。 对吧？ <laughs> 就反映你是低下阶层。那这个东西啊，其实是一直以来都都都都被人讨论的。比如说，我们举例，你去美国看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不是美国很多胖子吗？对对对。美国最胖的人是什么人？是那些在等着拿救济午餐的人。 很奇特吧？但是跟美国吃那个种这种快大食品有关系。有呃，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为什么大家歧视肥胖、歧视胖子，啊？在欧美那些地方，是因为他们有个根深蒂固的，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底下的一种形成的一种观念，就是认为，这也跟新教伦理有关。就是一个人胖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人不自制，不够节制，放弃对自己，放弃对自己的管理。而新教伦理鼓吹的所谓的理想的资本主义人格是怎么样？ 他有很强的自律，他懂得自己要什么，他对自己吃、对生活各方面都是有节制的、有自律，这种人才能成功。那所以呢，这本来是个印象，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看到，变成好像几乎是个现实。没错，这就是他们得出来的结论。但是我认为这个结论是错的，因为他就你看，他就这个评论者就讲啊，说你看啊，这些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他为什么能成功啊？一个人在减肥这方面。 他表现出严格的自律性，嗯，那么这个人难道在其他地方差得了吗？ <laughs> 是吧？你这些你为什么你混成低下阶层了呢？ <laughs> 就是你不自律，你连吃你都管不住。可是我为什么说他是错误的呢？不适用于中国。对不？就是他根本不懂我们低下阶层 <laughs> 的生活，你对吧？哎，只有这些个精英人士，他有时间。你比如说，你比如说，哎，一每天走一小时跑步机。 可是你知道很多这种这个这为衣食而奔忙的人呢，他的生活不规律，是因为他的这份工作本身呢，就是都是受制于人呐。老板一打电话走你就得走，什么说熬夜你就得熬夜，对你根本没有一个规律，你形不成你的生活节律。对吃饭，你比如说你就像我们有些司机师傅，他吃什么饭都有胃病。他老板叫到他就得吃吃个麦当劳，咣咣咣这就吃了，所以他怎么能去说我必须吃青菜？ 你哪儿能哪儿吃青菜就是肉， <laughs> 所以这个呢 <laughs> 也是现在有些学者就说，为什么有钱人身材比较好？所以有钱人才有时间做运动、做锻炼，对。而没钱的人没有，所以我们也是历史上没见过的一个状态。以前历史上都是越有钱的人越养尊处优就会胖，对。所以以前的时代呢，越胖表示你越有身份地位。以前不是描写资本家就是都藏什么肥肠大肚满肠满肚满肠肥嘛，对吧？对。但现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现在就是。 因为以前是劳动阶层呢，用付出劳力，他身体比较好，但现在不是，现在是劳动阶层，就工人阶层呢就越来越胖，身体越来越不好，好身体的都是上面那批，但我觉得中国不一样。 为什么我常常看到一点，就是中国的一般我们心目中的富豪形象，当然像马云、马化腾这种比较例外。马云那不是捡的，对他本来就这样的， <laughs> 无以复加。对我们，我像我们在街上，比如说看到，你看中国的呃资产阶级或者比较富裕的阶层，一般。 都是肚子会比较大，这跟别的国家不一样。长了个低下阶层的肚子，是很奇特。 <laughs> 我觉得这点，这点我常常注意。就中国的 <laughs> 中年男性里面的有钱人，普遍肚子都比较大。而且我发现他们，他们不打高尔夫吗？嗯，发现打高尔夫对消肚子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作用，这个都蛮神奇的。嗯，而且他们不认真打，很多时候高尔夫球俱乐部它的重点在于聚乐。 啊，不在于高尔夫。小波，你说说，你代表这个有钱人说，你们身材怎么样？ <laughs> 我就是一个马云一样的，就怎么吃也没。 我走，我跑步，跑步，他跑步，你看跑步吧。你你有资格有闲暇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形成你的生活规律，轻易还不能打破。我们劳动人民从来就是被当权者随便打破我们生活规律的，太烦人了，太烦人了，这没办法。所以这个很多时候啊，这个解释，我就发现同样的现象，对对，解释有的就是错的。 你比方说，我最近还看一个，我认为解释也成问题。据报道，四月以来有八个媒体人自杀或过劳死，但是据说还更多。你这就是有的是肝癌，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就就死了，有的是这个抑郁症。但是我认为也有一个解释的问题。你知道他们现在都聊什么？我觉得这也太能聊了。就说为什么四个月以来八个媒体人自杀呢？这充分说明了传统媒体啊。 已经日暮途穷了，已经 <laughs> 自就自杀。对，我觉得你你 <laughs> 这也太每一个人他自杀，你不能 <laughs> 早自杀早超生了。所以你们写评论的人，我发现真能盖，这一下一下就发展出说，你看现在自媒体非常发达，这个传统的电视台啊，传统的纸媒啊、报纸啊，一些这个发行量锐减呐，越来越赚不到钱，所以你看他们他们一个接一个自杀了。你这他怎么能这么评论呢？我也不知道怎么评。那确实，我觉得这些年。 这个传统媒体压力还是确实大，嗯，是确实变得大。因为我跟你讲，我最最近就全国跑，比如碰到一些报社啊这些，他们在干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有一次到一个城市，一张他一张报纸嘛，早上打开来看，我到下面一个广告呢是送菜的广告，就那个送那个有机蔬菜的广告。那第二天又是有机蔬菜的广告。那我要头版头头版那个下面半半版广告多贵啊？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个有个很有个挺好家企业啊，很赚钱啊。 那那报社就跟我讲说是我们自己的企业，啊，现在没广告了吗？就自己办了一个 <laughs> 送菜的那个，天天在那儿投广告，这个真是对。还有呢，又去，另外有一次我去到中部，到陕西去一家一家一家都市类报纸，然后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有了一个礼仪小姐公司，礼仪公司。 就他们，他们因为呃都市类报纸，他就会办很多论坛呐，对很多活动，所以干脆礼仪小姐。对，原来的现场啊，搭景啊，礼仪啊，敲锣打鼓啊，敲腰鼓的，这不外面都外包给人家的。现在我们不外包给人家，我们自己做的。为什么自己做呢？他就说，实际上还是补充利润嘛。嗯。对，还有前两天去一个报纸，去一个杂志做做，然后他就送送礼物，送了一盒一盒茶给茶叶给我。 啊！我说你们做做茶叶对我，他说他们在云南分云南的记者站那个人很能干，嗯，种了一些什么生普， <laughs> 然后做，所以我就发现媒体现在在干的事情都跟写 <laughs> 没什么关系。然后还还好玩了，还有一次我到电视台去，到个市级电视台，嗯，然后他们请我吃饭，然后那个就唉声叹气说：“哎呀，咱们没广告，对，没广告。”那我说没广告怎么体现呢？他说现在男科院都不让他们投广告了，男 <laughs> 科医院都没了。对，原来。 到市级电视台，很多广告是靠那个莆田人那群医院嘛，对吧？啪啪投广告的，说现在这两年他们也不来投了，我让他们去投哪儿去了？他们去投百度的竞价排名去了。啊，大家比如说有什么病，手手机一搜，一搜嘛，那就排在前几位的就是了。嗯，就是你就是真的是七零八落打的打的。这是你说咱们这就是夕阳啊。还有一种趋势，当然这个趋势也许非常非常微弱，但是也可以看作是传统媒体的最后挣扎。但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就这几年，世界各地都出现这么一种媒体，它是传统媒体人跑出来办，然后呢，呃，跟这个一般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我们说的这种大头的平台下面的互联网里面的自媒体又不太一样，但又跟传统媒体也不一样。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做一种呃，可能是很小规模的媒体，而这个小规模媒体呢是收费的，它不靠广告，嗯，它靠读者。比如说你真的去订。 那当然，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是习惯了免费资讯嘛，对不对？那所以你可想而知，愿意买这种资讯的人非常少。但是呢，他给你一个保证，什么保证呢？就是说，因为现在传统媒体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呃，你它有编辑，它有审查各方面的东西，它某方面呢是在确保出来的这个新闻也好、讯息也好，是有一个质量监督过程的，有质量保证。 现在问题是这种免费时代的，比如说微博啊、微信啊、博客上面流传的东西，你很难知道真假。嗯，你你你不是那么容易确保它的这个那个数值，嗯，那所以现在呢，有一些传统媒体人，他们最强调说我们是有数值的嘛，对不对？我不是一个人随便瞎写，我们要讲究数值，但数值现在卖不了广告，那于是他们干脆把这个信讯息打包成一个你必须消费获得，但是是有质量的讯息。 那这是一种反动，就像我们刚才说那天讲，我们讲到电商兴起，那个零售倒台。但是我记得四个月前啊，呃，欧洲每年都有一次全欧的零售业大的大战，他们也搞一些零售业大战，大家也都谈谈电商的冲击。但我发现很有意思，现在零售业，比如说在欧洲或者日本啊，又有一点点小小回春。他怎么样回春呢？他是这样，他说我们不扩大店面。 不要搞大型连锁，恰恰相反，强调小店，而且是地方小店。就比如说有这么一些商店，它很有意思，它商品我不上网卖，你要买还非得来我这，我只在网上卖广告。那把这个东西变成它旅游的景点的一部分，你必到你要买这个东西，你只能旅游去这个地方的时候才能买到。它强调的是这个店的环境啊、气氛啊、感觉，有点像。 不听 CD 了，跑去听音乐会，为什么？你要现场感。比如说这几年还有个趋势嘛，就是视频那么流行，都在网上看电影，但怎么解释电影院屏幕不断增加呢？在中国，那就是大家又某方面又好像想回到那个现场，所以他们有时候又开始想到零售要更加强调那个现场感。同样的，资讯业也是一样，就是媒体。 也也也可能有一点点反动，但是我不敢肯定这个你像我听说啊，我听说好像是湖南卫视，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一些节目啊，就不在不给人家了，就不给网上。自己搞了一个芒果什么平台，是是是是芒果网。而且你看啊，这种情况，你说这个这个反动，我就发现你说传统媒体在走下坡路哈。你像我们这个电视台在走下坡路的反应啊，反而是疯狂的，比如说。 它比起互联网，你那个自媒体那种视频节目啊，你现在电视节目就靠砸钱，而且这个砸钱呢。 它产生了一种什么效应啊？我觉得就是外国人到了中国，现在都惊呆了。就是中国做的这个娱乐节目、电视节目，他那个景很大。我就说，就是到了好莱坞大片的时代，你都是这个多少的钱呢？上百万砸一个评委啊！你不是这这还不说明星阵容，就连一个道具那都是巨型的，你从来没见过。这帮的那个台港那帮都吓傻了，说这说大陆人这么玩太 <laughs> 巨额，他必须。但是你知道这样的节目？ 做到这么一个程度之后，它使得啊中国观众的胃口啊也刁了。我现在发现就是，你拿着这个胶片去看吧，你再看呐，你光这个棚，光你这个灯光，你会产生一种就不想看了。你达不到这个标准呐，连看你都面目可憎，你就灰头土脸， <laughs> 因为它产生了这样一个一个一个情况。 就虚荣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它变成对。而而且现在这有点会成瘾吧？会成瘾，就会成瘾，他就会成瘾，是就是视觉上会成瘾，是。对胃口就跟就跟一个我，就跟那个看女孩子跳舞一样的，如果女孩子跳舞，她是靠裙子一点一点短、短、短、短短下来以后，那你到太长看长裙那就一点就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你说的对，而且是这种啊，这个情感刺激，这种情感刺激，如果老给你整这个特强的吧，你也会疲劳。 这这这这几天那个金星，你知道吗？那个金星她参加了舞蹈秀的那种评委，开始炮击。但我觉得她说的挺有道理。她说中国的电视节目现在有个很不好的倾向，就是消费感情，甚至消费评委。他就挖故事，他就挖这个有没有故事啊？要给你挖故事，就是哭爹喊娘，到最后就是这，他都觉得都在制造这种。 这种刺激，你知道？今天今天电我们的电视娱乐节目是不哭就不像节目。而且你知道这不过去我们《签约三人行》以后每集也哭一中国中国有个什么有句话叫“全国上下一台戏”，你就是就是全国上下一盘棋啊。我就说是全国上下一盘戏，台上的台下的都在演戏。你知道有一天我去一个选秀节目，我发现就是我去的早了点，那导演正在干嘛呀？哎，我看着开了眼了，就说这个现场观众哈，导演简直就像上表演课。 说大家啊，紧张，紧张是什么呀？这这个这个，你们要注意，两个拳头攥紧，这紧张。 <laughs> 说示范吗？做示范，做示范，然后全场观众跟着我来啊！紧张， <laughs> 在这儿，他要他要拍紧张，因为他要多少个机位。 把这个现场观众就全拍完了之后，他最后剪呢，能剪得非常精彩。就你看到的，比如说小郭在台上演讲，为什么现场观众那么激烈？那就是提前拍 <laughs> 我我得就是他像拍电影一样，观众都是演员，其实观众都是买来的，对对吗？就站着的五百块钱，坐着两百块钱，呼了的都就八百块钱，八百块钱，就这样就，哎，你说这中国人全在演戏，对，这个。 我我我原来没做自媒体，我我也不太看那个视频东西啊。我现在发觉就是现在出现很两极的东西，嗯，就什么呢？就是电视台啊，他为了吸引观众，他就你说的，他就做的高大上，越来越高大上，就是那个灯光啊，这个这个这个情节啊，包括 <laughs> 嘉宾啊，就高大上。然后呢，视频里面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超级屌丝化。啊，我去看他们现在怎么有些什么屌丝男士、女士那个片子啊，我看了以后，我就跟那电视台人说。 那就跟你完全两个世界，他们能够去 AV 女优来拍，是，就完全在河边已经走到河边那个极其的边缘的地方，哎哎，然后讲的那个黄骚笑话呢，基本上已经到了你觉得已经差不多就要要要见级别了，对对对，他就在那游走在那个特别低级的那个边缘地区，然后你看着哈哈笑笑，然后很多的东北话，东北话讲起来就特别的特别的好玩嘛， <laughs> 特别野嘛，哎那么野，然后投入也很低。 他就是抖抖的那么非常非常极其屌丝东西，那那是极其的一个高大上，对对对，这个世界就变成这样子的。我跟你说，就就就就中国，然后《强强三人行》就非常稳健的在中间走，我们就会慢慢被遗忘。 <laughs> 不会，中间就老少那一口。《锵锵锵三人行》，我跟你讲，那天人人人家现在一见面就夸我说你这个节目长盛不衰，做了十六年是吧？说这十六年长盛不衰，哎，我有一句回答特别妙。 我说他不衰啊，是因为他从来没红过。 <laughs> 你想，你哎，他们后来觉得您这话讲的很有哲理，是是是，这他从来没火过，你知道吗？你一火，你你对，因为我们从来就没火过，没错，所以他就人家说人人家说李昌浩的下棋一样的啊，说说马小春是说李昌浩下棋每步棋只能打六分和七分，啊，但是呢，他最后赢你半步棋。 对，很有道理，有道理。对，所以说我们不不能比成功，我们都比谁活谁活长，谁活得长。真的，只能比这个。广告之后见。什么东西？所以小波，我觉得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就这个，你知道，就说中国人说现在啊，最少的是真相，对吧？那真相到底是什么嘞？这也是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的电视节目啊，它营造出来一种啊，什么氛围？ 就是我们呢，其实我老说我们还不能说是现代国家，在很多方面，包括我们的这个国民，对吧？可是呢，他从国外原样移植过来的节目，那真是一模一样，连现场观众的反应，你也要像外国人一样。可是你忘了，外国人有外国人的文化，比如说咱见这美美国人，是吧？对，夸人就跟放屁似的，他就他喜欢赞美，他喜欢赞美，他阳光，他本来就要鼓掌要激动。 但是中国人，我曾经跟一导演说过，我说你就不能不导演这些现场观众，我们真实点不行吗？他说那真实点就是脸呆。 <laughs> 中国人性情不奔放，其实内敛。内敛。呃，我前两天听一个主持人很有名的主持人跟我骂，就说现在这选你主持节目啊，一去就是一个坑。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去主持一节目，这现在的电视台为了砸钱呐，把钱全给了他了，但是这会造成一个什么？ 这个节目其他的钱就不够了，不能买观众，对吧？现在观众有有好的群众演员， <laughs> 你他可以给你哭的，对不对？他不能买观众。然后他说啊，拍一拍，我就发现一播出啊不对，就说这个现场观众后边，他说。 这现场观众哪找来的？这 <laughs> 好像是火车站找来的， <laughs> 就一个包着个军大衣，一个， <laughs> 这就是他的背景，对吧？但得说话，这位哥们人，也，还是还是钱不够多，还是钱不够。说，你哎，人家专门的这个找观众的公司，你得给钱的，那是很职业的，夸找来这观众都能哭能闹，加上紧张，咔，哎，对对对。 <laughs> 他说：“你这没钱的， <laughs> 找来的观众不知道哪来的。 <laughs> ”哈我以前也吃过些那些节目，不管哎，对，就只管盒饭的那种群众演员就不行。不管你说什么，你完全面无表情，这就是真相。你说中国你要真相吗？现场观众你要真相，这就是真相。你说什么？可是可是文涛啊，这就是真相。反过来讲啊，另一件事又很怪。你说中国人本来不是那么情绪表达出来吗？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电视节目又那么喜欢煽情，特别爱看情绪化的？而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是相当情绪化的。比如说，我们不是动不动在机场就闹事儿啊， <laughs> 就霸占飞机啊，在别的国家很少听见嘛。就中国另一方面是非常高度情绪奔放的。 哎，就一一一耐不住性子，就要爆发，就起来就怎么样，然后就说要要冲啊，要什么的，就很奇特，我觉得很矛盾。很奇特，总的我觉得可能还是日常的生活实在太压抑了。嗯，就真实是生活太压抑，所以你看电视台所呈现那些高大上和那些。 视频他们的屌丝其实符合的人的两种情绪，没错啊，就人的两种情绪，各种极端啊，对对对，极端化的情绪。我就是老老爱看那个新闻后边那个跟帖啊，我就是这是是我的这个业余的娱乐之一了， <laughs> 不是？神帖，我看多了，我就哎，呦，我就发现这个，你知道我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感觉，我说这帮人怎么都在手淫呢？我觉得， <laughs> 你知道吗？他他他他写的都是什么？ 这这这这，对对对对，这就像你说的，它这它是一种什么呢？我也我也觉得奇怪，比如说我有时候看一些新闻啊，那种跟帖也是看傻了。比如说像有时候偶尔哪个国家对我们中国不客气了或怎么样了，我就看到下面网民就来劲了，就说。 我们派人过去把它给砸了，不丢两颗原子弹吧？丢丢十颗把它全灭了。啊不，我们干脆把它彻底征服了，女的都抢回来，男的都怎么就是都越讲越我看，就说你你就说你说的，咱们就是一另一方面，在这种网下的这个世界里啊，又是完全的。 要是我感觉就甭管什么新闻，这你看底下那跟帖，就是我一边看边撸了一管。 <laughs> 我我说什么这什么？两国建交你也撸一管？你说你， <laughs> 我也不能理解，但是我觉得很开心。所 <laughs> 以我觉得中国今天真的是应该我们可以开一个视频节目，也许将来的路说不定火一下。我们来教情绪管理。 啊，其实这是很重要的特点。很多国家、很多地方的人都强调情绪。其实中国整个社会的情绪管理失控。这需要情绪管理，情绪管理失控，大家都很愤怒。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又打起来了，又打起来了，呃，更严重的，现在老板